锵锵三人行，李艾。哎，我强烈建议你穿着这一身，跟栓科去一下他刚去过的地方。南 <laughs> 极。 <laughs> 我今天拿到我们要聊的题目，然后看看我们三个人穿的衣服，我们就就觉得已经是挺怪异的。冬天。 你这应该是春秋，对春秋，我这绝对属于夏天。这现在这女孩晚礼服都跟比基尼似的， <laughs> 这还好吧？一时风尚，我们靠的新发现，没错没错没错。这怎么我们这就靠你活色生香了 <laughs> 啊？反正世界末日都快到了嘛，那至于吗？ <laughs> 尽情的露，这个这个要问李社长。咱们世界末日，李社长，李社长，我跟你讲，自从我们上次谈过之后，我们又收集了很多证据，种种是你的观点，种种迹象表明。 就是咱俩又得辩论一番。 <laughs> 二零一二年， <laughs> 哎，种种迹象表明，二零一二年的征兆出现了，而且我这都是科学证据。咱们请李李社长去看看照片。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这是印度，去年异常天气，异常高温，你知道吗？人们不得不躺在地下降温。在沙滩上面，你看，对，就是就热的不行了，只能躺地。你看着像自杀是吧？ <laughs> 然后再看下边。 近四十年来最严重的高温干旱，俄罗斯森林大火。再看近八十一年来最严重暴雨洪涝，巴基斯坦死了一万八千人。再看二零一一年的新年夜呀，这是最最近的吧？嗯，三千多只八哥，你知道吗？八哥啊，我不知道啊，美国人管这玩意儿叫什么，在阿肯色州小镇上空坠亡，就是死了就鸟群呐，就掉下来就死了。 你再看下边啊，这是什么呢？二零一零年八月，英国东海岸数十只海豹莫名其妙的在海滩上就死了，身上反正还有这个螺旋形的这个伤口，他们说是外星人改锥钻的。 <laughs> 然后说下边伊朗海滩，瞧见没有？这多可怜！一个月内一百五十二条海豚拦都拦不住，就跟那个抗拆迁的似的，他就往海滩上就自杀，你知道吗？哎，你再看，上课。 嗯，有人研究了，这是 Google。嗯，最近世界各地发生动物群体死亡事件啊，它就标出的这个蓝蓝点啊，就是密集区域。但是我这儿发现一个规律啊，也有人认为，你看北美没有？嗯，北美那边很密集吧？嗯，他们说在墨西哥湾附近，所以也有些人说跟那个漏油有没有关系？ 就像特别是你说那个八个掉下来啊，然后旁边又死了好多，那种感觉好像附近有化工厂的感觉，就是有害有有坏有害气体啊什么之类的，排了些污水啊。哎。 那个可能倒还真倒有有一种可能，但是呢，现在我们刚才看这个图片里面，我第一个感觉呢，在墨西哥湾那块比较密集啊，除了个漏油以外，大概重要的是海洋现在出现了海洋的异常，就是我们今年我们现在大家接触到很多的异常的天气，对，其实呢是因为赤道附近，我们都知道叫拉尼娜。 叫异常，是因为赤道附近的海域的海温、海水的温度比正常的低了很多。拉尼娜好像是厄尔尼诺他妹妹，他他反过来的。厄 <laughs> 尔尼诺讲的呢是那个温度升高了，啊，那个拉尼娜呢是指的赤道地区海洋的它变冷了，变的很可怕的。那是为什么呢？所以呢，现在为什么呢？这很多原因，科学家至今也没有找出什么原因。因为我觉得， <laughs> 别吓唬我， <laughs> 倒不是末日要到了。我哎，他们说李商科在南极发现。 那个就不是说那个南北极的极点就变换吗？说说你十几点，十几点是不是现在南极已经那个极点啊已经漂移了？呃，是是，你看。 这个磁极点，因为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南极点、北极点是我们算出来的，实际上实际的地球人不存在的，那是根据数学计算的一个理论点。对，那么这个点呢，跟那个我们的罗盘，大家知道罗盘所指的南磁极点、北磁极点，它根本不重合。嗯，而这个南磁极点、北磁极点呢，因为它是因为地球里面的。 受里面的这种这种地核的物质的变化的影响，所以那个南磁极在北磁带经常在漂移，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正常的自然现象。能漂移多大？漂移的幅度，比方说现在应该在七十多度，它有可能漂移到南纬五十多度啊、八十多度都很正常。嗯，而且在地质历史时期啊，出现过倒转。 也就是现在的南极变北极，对，倒转，那不是大灾难吗？这个倒不见得，不见得，因为历史上也并没有发现说南磁极在北磁极在漂移了，或者倒转对地球上生活的这种生物带来什么灾难性的影响，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那个候鸟是靠这个磁极导航的嘛？它会不会突然一变鸟咵反向？ <laughs> 不，它是从南极到北极，它其实实际上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讲南讲北，那是我们给它定义了。嗯，你你把南极你叫北极也好了，那是因为我们起了个名字而已了。嗯，所以呢，我觉得南磁极和北磁极点的这种倒转呢，对我们地球上的生物说带来有什么明显的影响，或者说灾难性的，这恐怕是。哎，你没听说吗？最近很多人都说说这个气候啊，非常奇怪。北京哎。 九十二天，到现在没有下雪啊！没有下雪啊！党中央怎么号召都不下雪啊？ <laughs> 是吗？ <laughs> 是吗？不听话。说是到呃，是好像是年年二十九还是大年三十，如果还不下雪的话，就已经创了记录了。是。是。这个干旱的时间已经创了记录。我们老家山东啊，这现在讲啊，三十二万人喝水难了，已经。对。山东特大干旱，全省三百多条河流已经断流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而且有很多的小型的水库，大概是在山东，我看到的有一千多个那个小的水库全部干掉了。这是，而你看我们今年很奇怪的，像北方地区整个的话偏干，南方雨雪，南方的话呢雨雪天气，这个呢可能是说明一点呢，至少气候是在变化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一定是在变化的。至于说呢哪个地方变干变冷或者变变湿，或者说变得怎么样了，那是因。 有有很多因素在这里面起起左右的，我们可能一想到气候变化了，都讲的说变暖变冷，至少说呢，我觉得对于变暖的这种这种警惕啊，我们是需要的，因为全球变暖的是基于一个假设，一个非常著名的假设，就科学家说全球气温上升两度会带来什么影响，要降低两度又会带来什么影响，科学家发现。 要是温度上升两度带来性的灾难，对我们人类的这种破坏性，比全球气温下降两度带来还要大。这是引引起我们人类的警惕，因为人类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动物。嗯。我们一看，哇，那我们人人能不能做点什么事啊？我们发现，如果说要我们知道未来如果要变暖的话，你大家听着，我讲的是如果是个假设。嗯。要变暖，我们人类又能采取点办法。好，那我们现在行动起来。因此呢。 变暖是基于个假设，它不是事实。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科学假设跟我们行动纲领是两码事儿。但是现在至少说我们看到的，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真的没有变暖的迹象。比如我们去南极看到的，哎，你的南极有没有变暖的迹象？南极看到大量的还是应该说还是在正常，还是一个趋于变冷的一个过程。这全球的气候的。 走整个的走向是在变冷的，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冷的周期，在一个冷的周期里面，它会有变暖，有什么有这种上下的这种。震荡。你觉得现在总体上还是变冷？这是全世界科学家都都承认的，我们是处于一个很长的冷周期里面。你在整个一个冷周期里面，可能会出现这几年。 暖一点，那两年更冷一点，这都很正常。但它总的趋势气温是在降低的，这是我们，这是我们以前事实。经过的理论啊。比方大家说的南极，用用了很多说南极的冰山怎么样了？但实际上，南极的冰山，它的寿命就是这样。它当从冰从冰盖里面分离，然后掉到海洋里面变成冰山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开开始倒计时了。 那么有人用一些北极的什么北极熊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来说证明它生活艰难了，其实恰恰一点，北极熊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一个大型的动物，每五百平方公里范围内只能养活一头北极熊，所以你想一想，百平方五百平方公里才能养活一头。 他得吃多少啊？他因为五百多公里，没有吃啊，没没吃的。他只能就是天天就想办法。他唯一的他活着的价值就是找吃的，所以他跑很远。你说，你说他每一次觅食，他跑个几百公里，这很正常，非常正常，并不足以来说一头北一头北极熊的生活状况，一个冰山的变化的状况，能证明说变冷了或者变暖了。 根本站不住脚。说实话，冰山啊，这离我们有点遥远，但是火山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网上有说那个黄石公园里头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火山，说是它有要爆发的迹象，说是二零一二还是什么，这也有人支持你的论点。啊。对 <laughs> 对对， <laughs> 说那个如果它一旦爆发的话，三分之二的美国国土都将在火山灰下。我跟你讲，就美国人，你你还别说，美国人好莱坞拍电影不是像中国那么瞎编的，他哪怕拍一个幻想的。 他有他的一些，有些东西瞎编是吗？哎， <laughs> 不是你，你比如说，你像那个《阿凡达》，人家要拍一个这个，人家瞎编到不瞎编的程度，都专门出一个词典，你知道吗？这个导演呢，十年的功夫，把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他能编成一个词典，而且这个语言是真的。他找一个研究语言的教授，就发明了一种语言，不是胡说的。同样，二零一二，他们说也有根据，当然可能不是你们这种科学家认可的根据了。但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是吗？这个是火山黄黄石公园这事儿。黄石公园它的火山呢，它本来就是活火山，它经常会有间歇性的喷发。至于说是不是二零一二或者过几年怎么样有多大规模的喷发，这个恐怕现在也仅是一家之言而已了。嗯，因为那是活火山嘛，它是经常在。但说是最近活动的特别的这个啊活跃，然后说是那个有可能谁闹的？ 有可能，但是你说像你刚才所讲的，说那个如果它喷发的话，火山会影响美国的三分之二的国土，那就是意味着它的喷发的规模很大，那是巨大的一个喷发，恐怕这个至今也没有见到有这种这方面的专业团队有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这 <laughs> <laughs>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双科，你看啊，这个科学有时候我们听不懂。可是人呢，很多时候是依据自己的常识。我就想啊，你看，我也北方人，北从小北方长大，我活了四十年了。那么我没年轻， <laughs> 四十年我没见过这个情况。 <laughs> 这个就下雪，怎么就不下雪呢？这过去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呢，那为什么呢？是跟我们这个。 什么干嘛嘛？人类活动造孽有关吗？而且你没有发现，所有的历史啊，在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看那个历史写历史书的人都会在之前先说天气异常，天气怎么样？多少多少年呃，多少多少天没有下雪，或多少多少天没有下雨，或者是下了多少天雨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重大的人类的一些历史事件。没错，那那天 <laughs> 那天有个那那那天有个信佛的那个朋友还跟我说呢，说听说净空法师说他那个今年准备。 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 <laughs> 那就哎，就是说佛教里面是有讲这个东西的，就说有感应。比如说呢，这个嗔恚，就是这个人呐生气啊火，那个感应就是火灾，或者至至少不下水。不， <laughs> 我觉得肯定人会受这个天气影响，改变心情。哎，所以没准在最终看不见的某一点上啊，嗯，人事是和自然会有联系的。 会有信息交换的。当然，你说人对自然有多大的影响？我就是自然对人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人我们是作为自然的一个一个份子了。 但是说人类活动推动了地球上的像现在这种气候异常那种变化，我说这点这是不可信的，人没那么大的力量。 <laughs> 人类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说改天换地，他跟那些环保 NGO 打对台，就是老是这么说。这是不，这是一个时间尺度的问题和空间尺度的问题。比方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房子，你看我们人多厉害，本来人家原来这是农田，我们来盖成房子，变成我们的演播室了。你在这个。 空间尺度上，那人很厉害，了不得啊！对，明天你可以把它拆了，再改成什么豪华的宾馆、别墅，你看看人多厉害。但是你对整个地球来讲呢？所以说呢，并不是。 观点的冲突，而是说呢，我们是关注点，你的空间尺度在哪里？但是啊，你讲一个时间尺度，你比如地地球变化，嗯，地球上的气候变化、温度变化或者整个环境变化，那都是以几百万年或者上亿年作为尺度的。是世界科学界也承认今年这个气候相当异常。那你指的是在多大尺度内它不正常？ 那我我觉得说，至少是在一个全球尺度呢，所谓的星际尺度这个范围内，的确今年气候是出现异常的。这种异常呢，当然我们听到的异常和正常都形容词，它不是个精准的。你说异常呢，是根据我们的感受。就这样说，天气今天实际上已经比昨天暖和很多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今天就开始穿的衣服少一点，可是跟我们记忆中的夏天。 有温度又不知道低了多少，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觉得说那么寒冷呢？人第一有适应，第二的话呢，我们感受都是相对的叠加过来的，这是人类的认知跟其他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呢，我们的异常还是正常，都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值，它是个形容词。而已。但他这么说完以后，其实我们的感觉更加无力，因为你你你对。 等于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气候、对天气、对于整个大环境，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你人类只有认识和适应，人类是无力无力改变整个的自然界的发展趋向。所以我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是要坚持这一点的。我们在当年呢说人定胜天，人什么都能改变。实际上，人你所能改变是你脚下这一亩三分地。那我问你，对地球来讲，你没有力量去推动它。那我问你，现在对于减少什么汽车尾气？ 这这这这个对吗？这个呢是一个呢，第一是一个节约的概念，我们节省，为了我们节效应。你这个尾气排放，包括一些个这这种这种化石能源的利用啊，它跟你的气候变冷变冷没有关系，它搭不上界，它是节约的概念，就像咱们吃饭一样。 你能吃一个馒头，不能因为说这个馒头便宜，有钱你弄一桌桌一大桌馒头吃一个浪费一堆，这是不这是不不道德的。反过来，嗯，还有一个观点，嗯，人类呢你也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动物，对不对？嗯，你不能说一分钱微不足道，随手扔掉人说你是败家子，嗯，但是一分钱卡在你的豪华汽车里面，你为了说体现，出说我节约，把这一分钱找出来，把你的豪华车拆的七零八落，嗯，你看看，前者说是败家子，后者说脑子有水，嗯。 啊，我想这是这点一定节约的概念一定要分开的，节约是什么时候都要节约，可是呢，你为了解这个问题，你为了节约这一点东西，就像我们说说现在有新的这种 CPU，嗯，新的这种这种电子处理器，这个处理器呢，我看到的报告呢，它是每一小时节约的电呢，大概是零点零零一毫安，嗯，尽管这零点零一毫安很少，嗯，但是呢，浪费绝绝对不应该，嗯，对不对？嗯嗯，绝不能浪费，嗯，可是呢。 你要让全世界的所有的处理都换成这个，为了节约这一点，想一想，我们投入要多大？你看能行得通吗？费了多少电才研究出这玩意儿？ <laughs> 哎，我我我我再问问你，你刚从南极洲回来，你你他当年就是南极科学考察队的嘛？是，这么些年来，你眼中看到的南极洲有变化吗？ 我觉得南极洲还依然如故啊，南极洲那个冰雪的累积，尤其雪的累积还继续在加强，并没有说减少的趋势。因为我们看到了有大量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在西南极，当然我们这次是主要在西南极地区，像一些一些岛屿，我们用冲锋舟啊上过很多岛去看啊，那个这这么多年累积那个雪一层一层都在加厚，那说明它并没有明显的说变薄了，或者说累积少了。 因为雪的累积多了，冰是由雪转化来的。你没有雪，怎么可能有有冰呢？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呢，特别要纠正的一点呢，大家呢，第一呢，我们是不能说你看见一个冰山在消融，你就是哀叹，在气候怎么样变化了。它本来那个冰山掉到海里面，它的寿命就是有限的。它掉到海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入全球水循环，它自己的。 最终下呢，一定是消融掉的。但是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什么全球气候变暖啊，然后冰山在消融啊，那个北极熊很很艰苦啊什么的，其实对我们是有正面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要节约一点啊，我们要环保啊，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些约束。啊。但刚才李社长说完以后，我觉得自己很无力。其实我干这些东西对帮助北极熊一点用都没有。大还还有用的，在 <laughs> 这点的话，我还真我真是特别的赞成或支持你们。 这样的一些参与到这种社会公益行动里面，包括我本人，我现在也加入这样的活动。嗯，比方说，绝对的让周边的人，包括一些亲戚朋友、周边人，再也不要去吃这什么鱼翅之类的。嗯，我们都加入进来了，因为我觉得。 我们尽管说我们人人类啊，我们的力量很小，我们所谓的无力回天，无力推动地球朝东转还是朝西转，这个人类是没有力量的。但是呢，我们就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首先我们要减少浪费，减少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些奢华生活，减少对于这种资源的这种，包括对环境的污染，这一定是要有的，因为这最基本的是一个节约的概念，一定要有的节节制。所以你看啊，过过去啊，我有一个理解啊，过去这个什么《太上感应篇》里头一条叫万恶。 淫为首，对吧？他后来人家说啊，就说你这个难道说这性怎么就成万恶呢？后来我就哎，我有我的一个理解，淫这个字啊，在古语里边还当一个什么讲过分？呃，过分。比如说滥施淫威，不是说你发什么很色情的脾气，而是说你发了这个过分的，就淫淫威过分的嘛。哎，所以呢，我觉得是万恶呀，以这个过分不节制为首。 哎，这个理解，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个已经有网友说了，就对世界末日的分析哈，说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想验证一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就要看有没有权威人士跑出来辟谣。如果有，那毫无疑问就是真的。这个这个意思，你这个出来我。 那首先声明，我不是权威人士， <laughs> 我不能戴上那个帽子。我知道有些时候啊， <laughs> 科学家啊，他是根据已知，呃，去做出逻辑的推断。但是，生哥，你真的就不相信？我们说。 我们未知的东西更多呀，难道不可能说大自然夸他一下子就是末日到来了吗？所谓的，你有这是所谓的突变，突变对啊。突变的话呢，在在地质历史时期的话曾经有过，比方说现在对于恐龙的绝灭，对呀，灭绝。那有些科学家认为那是一个突变，一个自然的突然的一个一个变化。可是问题是这样的，突变也都持续了几百万年。 他所讲的，你看几百万年在地质历史时期上，那整整真的就像那报纸一样，是短短的一竖，很薄的一页。对人类来讲，几百万年，我们人类出现还没这么久老久。嗯。所以说，这就是个尺度的问题。你是放在地质历史时期几百万年，就是突变；放在对于我们人类来讲，那不得了了。几百万年，我们都生生活了多少代？哦，就是自有人类以来啊，其实咱们在地球历史上站的时间。 是个很小的尺度，是吧？但是我想问一下，我们二零一二的那部电影里头，有讲到怎么应对这个，就是如果是变成有大的这个灾难的话，他 造了一艘一艘船嘛，船，对对对对，然后在深海里头，然后可能能够看过去，你觉得这靠谱？吗？ <laughs> 不太靠谱，那个如果有这样的突破的话，那个像那个那个片子做的很好，但是那仅仅那仅仅是个艺术片，它就是艺术而已。不是，种种迹象表明，不是它跟这个实际的东西它没有什么关联。哎，种种迹象表明，当年人类。 呃，或者说是这个，肯定遭遇过大洪水，非常大。你看圣经啊， <laughs> 包括中国古代啊，什么精卫填海的这个传说，大禹治水啊，大禹治水，他们说这个先民的记忆啊，说明很古的时候曾经有过大洪水。而且的确是就是在距今大概应该是七八七八千年以前的那个时期，因为的确在你看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像你刚才讲的一样，有过这样的传说。我们后人把它作为传说，在圣经里面。 在很多的，比方说在以色列很多电机里面，记得那记录那一段都是，都有吧？有这个。但是现在咱感觉目前的情况是大旱为主啊， <laughs> 是北方旱，南方南方涝。哎呦，这个怎么办呢？你要如果说我们人类我们是个超人的话，你从地球以外一看，也许地球上整个的地球表面的降水量没有变化，只是搬家了，应该。